Música 和圆路，叫做法闻纳。我们修观修毗婆舍那，我们在觉性上下功夫。刚才我们听到佛陀公颂赞扬阿赖，叫做。 是佛陀找到并教导我们的。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身。 身，自然而然能看到你的心。เมื่อมีสติตั้งไว้ที่กายจะเห็น 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ยแสดงออก เป็นปวด เป็นเมื่อย เป็นร้อนเป็นหนาว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เมืนอกา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 กาย อย่าเอาม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 我们用决心去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当下。那么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身和心。在这个过程中呢。

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我们已经在这个我里面浪费了太多年了，而且太多生、太多事了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没有一个我，你要如何去修呢？ สุขมีทุกข์ด้วยแล้วสุขทุกข์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 จะเป็นสุขใจทุกข์ใจอะไรก็ตาม นั่นก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วทนา แต่เวทนาอย่าออกม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สุขคือเราสุขทุกข์คือเรา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ใช่ให้เห็นว่าเวทนาจับว่าเวทนา ไม่ใช่สัตว์บุคคลตัวตนเราเก่า我们在修的过程中，这些天 大家一定会出现很多状况，比如说腰酸、背痛、啊头晕，很多身体上身上面出现的状况。那么，嗯，大家从这个身上面出现的这些状况，可以看到受感受的受。那么所有的感受，不管是腰酸、背痛、头晕。 都是里面不能有一个我，不管是生还是受，发生了任何的这个状况，你要知道没有一个我。如果有一个我，问题就很难解决。 เห็นอย่าเป็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วทนาสักเวทนาต่อไป เมื่อ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จะมีจิต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โน้นคิดนี้ คิดไปโน้นคิดไปนี้มีความสุข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ี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คิด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จิต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จิตสักว่าจิต ไม่ใช่สัตว์บุคคลตัวตนเราเขา身出现状况受 也出现了，我们大家都看到，马上接下来出现的就是我们在心念上不停的在造作，在添油加醋。这个时候你也要清楚的知道，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我，没有一个我在造作，不要跟着自己那个添油加醋的心一直。 像万马的腾子一样到处乱跑。ออจากนี่แล้วทำบางทีก็เกิดอาการขึ้นมา 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สุข เป็นปีติติ ตื่นเต้นบางทีก็เป็นอาธรรมเป็นอกุศล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ง่วงเหงาหอนอน 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ธรรมเมื่อมันดี ก็อย่าไปหลงในความดี เมื่อมันผิดก็อย่าไปหลงในความผิด เอาผิด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 เอาถูก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 เอาสุข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 เอา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จิตเออธรรมก็สักว่าธรรมไม่ใช่สัตว์บุคคลตัวตนเราเ่า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หมดใน过程中 我们的念头里面有好的，有坏的，啊，我们的嗯修行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境 <coughs> 比如说欢喜、积安，很多很多境界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清楚，你不要执着它，不管是任何一种境界，你都不要执着它，因为没有一个真我。 你要非常清楚是无我的，那么所有的境界的出现，大家只是轻轻的、淡然的处置，不要，啊，他来了很喜欢他，他走了觉得很遗憾，为什么没有再出现？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ไขกุญแจแจ้โซ่ที่ตรงนี้ให้มันหลุดไปก่อ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อย่าเอากายไป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อย่าเอาสุขเอาทุกข์ม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อย่าให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หลอกไปเอาสุขเอา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คิด 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 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เหงาหอนอน 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ต้องสร้าง อย่าม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หลุดออกไปช่วยทุก 就是还是在跟大家传授这个四念住，不管是身、受、心、法，尚未出现任何问题，大家都要清楚，没有一个我在里面。那么在这几天的修的过程中，大家就会清楚的看到，你的身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你的心你更没有办法控制它。 那么，一个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身和心，它不是一个真我的存在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。这个身受心法才是我们开启真理的一把最好的钥匙。嗯。那我老，我把时 สี่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แล้ว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องแล้วก็จำนานเอาจริงๆอ่ะมีแต่สภาวะที่รู้มีแต่สภาวะที่หลงก็ดีกันเลย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 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 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นชำนิชำนาญ昨天晚上跟大家讲过了， 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迷、迷失的迷、迷的日子中度过的。那么，来修行了，尽量让自己少迷。那么，我们在修道场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你迷的可能是九十九，知道的只有一。那么现在，每一天你会不断进步，你迷的九十九可能会变成。 九十、八十、七十，那么你悟的呢？同样的，可能从一一直到十、到二十、到三十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不断的进步。

一定要把这个迷，真正的变成知道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这几天大家会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，啊，通过这个手部动作和清醒的活在当下，每一个觉知觉知，你每天都在进步。 พอดีพอดีสุขก็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เห็น มันรู้ก็เห็น มันไม่รู้ก็เห็น มันผิดก็เห็นมันถูกก็เห็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เห็นรู้สึก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ห็นอยู่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ก็เข้าใจเห็นแค่ในรูปทำนามทำขึ้นมา我通过不断的觉知，通过培养 觉性让你的觉性越来越强大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同样的，你能看到你的苦，你能看到你的乐，而不是跟随它，成为它。这句话刚才老和尚讲了两遍，你能看到它，而不是成为它。你不，你不要一看到它，马上就跳进去变成。 这个主角，变成了男主角、女主角，这样就大错特错。啊，你看到他，你不要成为他，更不要跟随他，你只活在你的当下的洞上面。 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เวทนามันก็บอก เอาจริงๆใ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ในนามธรรมถ้า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มันพ่วงขวางแตกฉาน กายคือรูปรูปประธรรม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ไม่ใช่สุขแค่ทุกข์ 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วทนา มีค่ามีรสชาติเวทนาที่เป็นสุข ก็เป็นสุขจริงๆ เวทนาที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จริงๆ พอเห็นแต่ละการมันก็มันก็นิดหน่อยไม่มีรสมีชาติจืดไปเลยอันสุขอ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นี่ย表面来看，多闻禅是在啊生灭处上下功夫，我们是在观身。其实真正在认真修行的人，会发现 从观身，我们直接可以看到你的心念，看到你的念头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不管是观身还是观心，不管是身受心法，你从哪一个地方下功夫，你都不要执着它。我们只是在活在当下的过程中，你能看到自己的一切，你也能看到宇宙。 众生所有的一切，因为每个人都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贪嗔痴，每个人都执着身、受、心法上出现的任何状况，每个人都在执迷这个东西，一定要从这个执迷中跳脱出来，真正的能做到一个没有我。啊，老板嘛，我那个。 แล้วก็มันก็หนักถ้าเรา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บาๆนะมันผิดก็เห็นมันมันถูกก็เห็น โดยเห็นนี่คือรู้หมายถึงดูภาวะสติมันเข้าไปไปเข้าไปถึงภาวะที่ดู แต่ก่อ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เป็นพอมีสติแปลงก็ดู มันเห็น ถ้าเห็นก็หลุดพ้น 以前我们都是跟着自己的念头跑， <clears throat> 被你的念头骗。你的念头随着外面的境界不断的在造作，然后你就跟着他，你就受他的骗。那么在修了这么长以后。 你要看到你自己，不要再跟着他跑，也更不要被他欺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看到了你的问题，你不要成为他。念头来了，啊，那个要骗你的来了，你马上看到他，但是你不成为他，你也不跟随他，不跟着他跑，不要像以前。一样。 揣着一件事情不能释怀，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看到它，但是不要成为它；看到它，但是不要成为它。凡事皆有，苦，凡事皆有，乐，苦，凡事皆有，乐，苦，凡事皆有。 เห็น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กายกับใจ 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เอง ถ้าไม่มีอาการ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กายไม่ใช่ใจ ไม่ใช่รูปใช่นามขอบคุณมัน 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เหนื่อยเหนื่อย ก็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กายมันถูกต้องแล้ว อย่าเอา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เหน็ดเหนื่อยไม่ละม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อันนั้น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ให้ สุขเป็นสุข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ใช่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็คือเปลี่ยนมันสุขเห็นมันสุข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นะปฏิบัติ เปลี่ยนร้ายเป็นดีเปลี่ยนสุข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รู้ไปเราเ坐卧，从早到晚 都能看到自己的苦，你的苦从早上一睁开眼睛，一直跟到你晚上闭上眼睛。有的人在做梦的时候还会流眼泪，做梦的时候还会一直在烦恼自己不能释怀的事。情。 的苦，就连你的乐，啊，像以前你你会跟你的苦在一起，你会跟你的乐在一起。你一苦，你就会流眼泪；你一乐，你就开心的啊脸上笑得非常的灿烂。那么在修了以后，有了觉性以后，能看到自己以后，苦也是知道苦，乐。 我们也能知道乐。当你一念知道，当你一念决心提起，你会发现没有苦，没有乐，你在中间。啊，如果变变成苦，变，变成甜，那话苦，它变成那句话甜。 ถ้าเห็นเราถือว่าถูกตัวเห็นการเห็น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ใช่ธรรมดา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อะไรต่อ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ใน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 มันมีอยู่ในรูปในนามนี้ มันจะบอกเราไป一件事让你非常开心啊！一个没有觉性的人，就马上 乎所以的啊，沉浸在这种快乐之中。那么有觉性的人，马上能看到，而不跟随他，更不成为他。一件事让你非常的痛苦，或者受到一些很可怕的打击，那么没有觉性的人，又是立即跳到。 看到他，你不跟随他，更不要成为那个坐在那儿一直流眼泪的人。ในกองรูปกองในกองรูปกองนามนี้นอกจากเห็นตั้งแต่ต้นเป็นกายเป็นเวทนาเป็นจิต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ก็ดีต่อไปมันจะ เหมือนเราผ่านการเรียนเบื้องต้นก็ค่อยได้ปัญญาขึ้น ในรูปนามนี้มันมี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ในรูปนามนี้ มันมี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ในรูปนามนี้มันไม่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เราก็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กับนาม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กับนาม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ของนาม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 มันยาวกันไปไหมเห็นเห็นรูปเห็นนามก็มี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ใน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每天都培养觉性，每天都在当下觉知自己，不断的不断的觉知自己。这个时候， 你会发现，身，身体的身，身是无常的。你更会发现，心是无常的。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为什么在活在当下以后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你会对“无常”这两个字有一个更深的、更清楚的一个认识。 คัวองจะก่อนก็มา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อา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อา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อา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ชื่อตัวตน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บัดนี้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เสียแล้ว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ไปแล้วเปลี่ยนร้ายกันดีไปแล้ว过每个 觉知，觉知，不断的觉知。这时候呢，你会发现，啊，苦看得很清楚，无常呢也不断在实现给我们自己。因为这七天真的是很不容易啊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也能清楚的体会到，啊，什么叫真正的无我？就像刚才讲的，你没办法控制它，不想让它腰酸。 他会酸，你想让他有那么多念头啊，可是他就是，会不断的、不断的啊来打扰你、来侵袭你，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什么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啊，大家就在这个东西上，啊，就。 所有的问题现在都变成了智慧。以前出现所有的苦和乐，我们感恩它，因为有了它，有了苦和乐，我们现在有智慧。我们在苦和乐里面每天。 都在增长智慧。路，内盖路，内盖路，内空路，空堂，它告诉了，那就得到答案。因为事情发生于路，佛法中，是根本。我们在身心苦和乐中，真的得到了智慧。什么智慧呢？刚才讲。 无常，苦，无我， <clears throat> 还是要一次又一次的感恩他，而不是讨厌他，而不是一个念头来了就责怪自己。 ใบไม้ผิดถ้าฤดูหนาวมันก็มืดมองไม่เห็น มันไม่มี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ตลอดไป มันมีฤดู 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 มีหลงมีรู้ มีทุกข์มีรู้ ได้กระแสขึ้นมา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ห็นกระแสแห่งพระนิพพานน้อยน้อยเราาจกกทุข์我们从苦ความ苦，从乐 变成知道的，苦，也知道乐，也知道好，也知道坏，也知道身出现状况，知道心念念头来了，知道。从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就真正的踏上了一条通往涅槃的路。这条路是佛陀找到来教授给大家真正的一条通往。 แต่ก่อนโดูสิ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ตรัสเอาไว้เมื่อใดเราเห็นด้วยปัญญาว่า สิ่งต่างๆ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มื่อนั้นเบื่อหน่ายใน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ที่ตนหลงหลาดขึ้นมา 苦啊，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我们讲烦恼即菩提嘛，啊，不要讨厌苦。 <coughs> 很多人一苦啊，就非常讨厌，就想如何的要啊离开它。其实你不用离开它，你不用刻意的去啊躲开它，你只是。 去把它拨开，把它踢开，把它赶开，他越不走，他越是双倍的来侵袭我们。所以这个是登龙台的技巧，大家一定要轻松的看待你的苦和乐，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你要感恩他，有了苦，有了。